只口都俾你闹喺微博嗰度咧，佢就咁讲：，有事说事，带上我爹，你可真高级，还想故意引起阶级斗争是吗？我哪句话是看不起穷人啦？啊？翻译软体能翻译出文化吗？啊？ <laughs> 跟住咧就义正辞严咁表示：，这些年在政府的主导下，中国人富得很快。 我也知道很多人出过国，但是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，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出过国门。我并不为大家感到羞耻，我们穷，但我们努力活着。不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没有有钱的老爹，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尊严。哇，呢个呢，以上就系花千芳回敬，并再次要求黄思聪呢系道歉。